锵锵三人行，这个谈别的容易出错，咱们不如谈谈电影，是吗？ <laughs> 电电影总没错吧？ <laughs> 其实电影错更多。呃，最近有个这个，我我跟你讲，最近电影界的事儿你们没关心，但是我给你念一些标题，你们一定觉得挺好玩儿。因为有一个二零一二年度的导演协会，呃，就是准备评啊年度影片、年度导演、年度男演员、年度女演员、呃，编年度编剧什么这些奖项。 这些奖项发现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泰囧》和《一九四二》在多个奖项当中都是并驾齐驱，所以这种并列啊引起议论。陈凯歌发话了，陈凯歌说：“这个《泰囧》十二亿的票房，说了一句呢，票房不代表一切啊。”然后你看，呃，冯小刚的这个微博里最近也说说啊，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民族啊。 经常也需要像我这张脸一样， <laughs> 说需要照照镜子。虽然不好看，也比糊里糊涂臭美强。说你看人俄罗斯，人家也是受难很多的民族，人家的艺术主题啊是救赎，而我们呢，喜羊羊民族风啊。说就连齐白石这样的大家画的都是虾米。 <laughs> 然后呢，这个，这这个这个这个陈凯歌表示，嗯，票房高并不能改变一切。 只能说明确实得到不少认同啊。那么有些网友就说了：“说你陈凯歌是不是酸葡萄心理了？”这是最近的事儿。 <laughs> 看着我们，我不是这个一九四二和泰囧有可比性吗？在在评奖的问题上， <laughs> 他不得不可比了。但是他完全是两类片子，我还真的两个都看过啊，而且我是在这儿也说过的，我是觉得。 一九四二是我我能想到的过去二十年的国产片里边最好的，呃，如果不是说最好的之一的话，我我想不太起来。比如说《鬼子来了》，可能也是九十年代了，八十年代咱们不说了，那是一个转变期。这是一个能站得住的、留的、留得下去的。包括我都建议，就像美国的有些真的很好的经典片，当时并不见得是票房最高，而且有剪辑。比如说《现现代启示录》，抛飘那个拍越战的。 是吧？然后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大家都知道它是经典，以后再把那个剪掉的部分，那全篇就导演再放下来，然后把钱全部赔掉。对，那是赔钱赔了一塌糊涂。教父赚的钱全部砸在《现代启示录》里面。是是，但是它是经典，它记录了一个美国的一段不太让人能够直面的历史。一九四二，我觉得在国产片子。 真的是这么一部，而且甚至不要说跟《泰泰囧》，我也我也看了，我觉得也不错，是是，就是这种价值观也对，然后也很娱乐，拍的什么各种桥段，挺好看的。但是和那个两两路啊，有一句我觉得网友说的不对，这不对就是不对，就是说呃，陈凯歌不管是不是酸葡萄，是吧？他说这个票房不能够代表一切，很多人骂他，当然这个话在评奖上是没错的。 因为如果你说票房代表一切，那《阿凡达》都是阿奥斯卡奖了呀。那这这个《泰坦尼克号》就是奥斯卡奖了。不是，那就不需要评奖，只要票房统计。那就不要评奖了嘛， <laughs> 对嘛？只要票房统计就行。哎，不过它代表了一种情绪。我上次节目里说过了，我说那个泰囧那个票房好，得感谢《一九四二》， <laughs> 因为那个片期是一起的，那个太苦了，大家受不了。 所以就去看那个了，你明白没有？你说的很对啊！在观众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很多人到这个年份，这个这个时候，破碎的时候，一看他这样这个脸，这几张脸，他们觉得我们这个这个时候大家然后乐乐呵呵的，对不对？就去，所以他得感谢他乐乐呵呵，乐乐呵呵。然后你知道接下来现在正在拍的这个电影，好家伙，全是喜剧，轻喜剧，你知道吗？就中国太囧了，就全部讲喜，就说哎。 就是每一步成功，我们都爱总结经验。说老百姓太苦了，老百姓需要轻松，需要娱乐。好，那就喜剧就对了。每一步成功都会带来一一批失败。 <laughs> 我给举个例子，就是《卧虎藏龙》。《卧虎藏龙》当年李安的这个成功，哈，客观上带出了一大批的大片，就是《英雄无极》那一大片，那是就卖中国武术，拍西洋的声光画电，那个那个华丽大宴，最后一没有一个集那个。 那个卧虎藏龙的，所以一部成功会引出一批失败。哎，你说到李安，我还想打抱一下不平哈。这个好像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是把《一九四二》和《泰囧》比，而是把《一九四二》又和《少年派》比。对，正又是李安的新片，又觉得你看人家拍的多好，从这个精神的层面都要胜过《一九四二》。我觉得，当然我是个人看法，这两个我就都看了，我真的觉得《一九四二》比《少年派》好。就从正。 证据上讲，你说那个《少年派》真的是奇幻，还是一个视觉盛宴？它是拍的很漂亮，但是你说从宗教的、从救赎的角度，它有，我觉得太软了。其实到最后，实际上的故事你都知道是海上人吃人，就是这个沉船以后。可是他最后那个真相，那个残酷的真相，实际上那《少年派》。 最后，实际上他是，就是说，那个那个老虎代表了一个恶或者什么，还有当中他妈妈被杀死，然后互相他又杀死杀他妈妈的人，然后最后而且都是没饭吃吃了的。你要看他的那个调查的原原来的真相，多次海难，他那个老虎的名字叫 Richard Parker，海难上有很多好多就是被吃掉的，其中就有叫 Richard Parker，有好几个很奇怪的，所以这个原著的作家就是觉得从这儿觉得有一种。 他要思索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的本性到了一种极端的境界的时候，他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思索，至少尤其是到又变成这么美轮美奂的一个一个片子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层面已经被水分化了很多。你最后看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么一个海景片儿。而《一九四二》真是就是说，就说真相是也是人相识啊。是，但是能不能是都好？李安拍的也好。 一九四二也好，泰囧在它的方向上也好，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彩虹一个？这是什么？不不不不，对对对，这样要要要彩虹谁？不不不不，谁呀？既要呃呃多元调和，又要有价值判断。我你我是认为泰囧跟一九四二那应该是多元判断，那个历来就有，中国历来就有金鸡奖跟百花奖。 金鸡奖是发专业的，百花奖是美国也有奥斯卡，有什么 People's Choice 人民的选择什么？所以我觉得《泰囧》跟《一九四二》没有可比性，就是说这个两个应该分开。但是《一九四二》跟《少年派》有可比性，有可比性。哎，这这个呢，我觉得我的我我同意有可比性，但我的观点跟他正好相反。 <laughs> <laughs> 我的少年派，对，我觉得少年派好。你这个这个《一九四二》呢，是中国的忧国忧民。 是我们国家民族意识，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长路子，也做得不错。那那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批判的电影哈，我觉得它有它的局限。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冯小刚他解说，哎没必要说，对对对，不，但是人家拍的是1 9四2不不，但是不不不，但是你既然是讲家国命运的片子。 我作为观众，我当然要把它跟，比方说日瓦戈医生去比。嗯嗯嗯。你明白没有？我会觉得遗憾，这遗憾不是导演的遗憾，对，这只是我们看的遗憾。对。但是少年派他是在另外一个境界。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他正好在让儿童这么绚丽的这么画面跟哲学的命题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他在玩概念。我觉得他在玩概念。对啊，所以啊，你你不同意我，你不同意我，其实我就是你们俩那相加。 这不就是 <laughs> 都好，都好，都好，对，讲讲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呢是要讲点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有个最赔票房榜也在评奖，你知道投资最哎，这不是我说的，他们媒体啊，就是说投资最高、亏损最严重的是谁啊？当属《金陵十三钗》。该片号称投资六亿。 尽管票房高达五点九亿，但投资方分成只有二点四亿，亏损高达三点六亿。呃，最终该片也令合作十年的张艺谋和张伟平分道扬镳。这都不是我说的。然后说，打响贺岁档头炮的《一九四二是冯小刚的这个积淀十九年之作，但是票房仅收三点七亿，对比二点二亿的制作成本和三千万的宣发，二点五亿的总投资按票房分账。 片方只能收回一点五亿，亏损达一个亿，排在最赔榜的第二。然后呢，呃，更惨的是导致什么华谊股股价暴跌，市值蒸发数亿。这个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因果关系了啊？它有，它有这么一个票房论英雄，也有一种评价标准。那还是套用呃陈凯歌的那句话。 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当然，就这个片子，虽然它，当然了，《金陵十三钗》我们我我也我个人也有过非议，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但虽然那个严歌苓我们很好朋友，张艺谋是大导演，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但这部片子其实可以，呃，可以根据它这个材料，应该可以拍到更好。但《一九四二》也是不错。另外一个我呃比较关注的是呃《悲惨世界》的票房，在中国哈，《悲惨世界》在全世界都很好。 在亚洲哈，在日本跟韩国票房非常好，相比之下，在中国的票房不高，当然也不是非常坏，这不高。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讨论，我看的一些国际网站都有讨论，因为它是一个文学名著改编的。那么中国的网友跟上去呢，就很多人说，就是我们 <laughs> 我们活的世界就很悲惨，为什么还要看悲惨世界？那下面一个网友贴的就很好，所以说你不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你永远活在悲惨世界。 嗯，我有点同意他的话，我就说像《悲惨世界》这样的文学名著，你要是就是因为它悲惨而你不去看的话，那真的，因为我们再重新，一句话马上就可以套到一九四二上去嗯，啊，我们再转一下，比如像《辛德勒的名单》，嗯，你可以也可以说，我不知道，我没查过票房记录，那时候也不见得是一个票房呃破纪录的片子吧。但是历代的人，不只是犹太人。 德国人，全世界的人，他都会再看，再看，这样那个是那个纳粹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对不对？是一样的。你你这这两个完全说他陈凯歌说那句话肯定是对的。票房当然不能说明一切，票房只能说明票房。你如果看这个好莱坞的排行榜上，你能找到多少让我们历代都会再去看的？有有一个概念叫做长销，是不是？就是说有些东西书也一样。 呃，很多艺术的东西都是这样，它是一个每代人都要面对的，它会有一个传承的东西，它会留在那儿。而娱乐的这种大片，我们就是一笑了之嘛。而且很多段子，它都是只在当下是有笑点，再过了二十年，你说再看这个，你还能笑得起来吗？它会不断有新的票房增高。那可是那些东西。 另外的这种经典片，它是没有那么强的时间性的。对你，比如说，既然提到陈凯歌，我就说陈凯歌，我一直觉得有个经典，就是《霸王别姬》。所以你看啊，我可以再给你讲点观众爱听的， <laughs> 这是什么呢？哎，这个陈凯歌，因为他这个事儿啊，又链链链链链接出很多事儿，这个挺有意思。你知道我我认为中中国今天的电影界就是江湖。 没有一种文艺批评的健康的气氛。嗯。比方说，我也不怕讲。呃，我认识冯小刚，老实说，冯小刚电影的坏话，我呢尽量避免说， <laughs> 因为我怕将来见到面不好意思。所以你知道吗？干我们这行的主持人呐，就跟那个狗仔队的那个杂志主编一样，其实认识的名人呐越少越好。你知道吗？他最好别人家认识很尴尬，因为我不得不说，对不对？ 就像我们做评论，不要认识作家。对对对，所以幸好呢，我不认识陈凯歌。 <laughs> 准备说坏话。这个不是不是我，他认识他。认识。天涯论坛上，天涯论坛上最近出了一个东西，呃，什么华东那边有一个人出来爆料，还引起一点风波，说陈凯歌的这个《霸王别姬》啊，是他爸拍的，说是他爸指导他拍的。这然后呢？ 哎，说他爸当年在利用这个，呃，也是艺术指导陈怀凯嘛，就说手把手教他拍的，然后说帮他是集纳了精英啊各方面的这个大腕儿拍成这个片子。那么陈凯歌的这个工作室也正式回复说无稽之谈，这凯歌本人并没有回复，说是这个呃一九九几年二月二十六号这个片子开拍，但是二月二十四号他的老爷子发现患肺癌。 所以呢，呃，云云云云，一直到两年后这个过世，所以呢，他不可能就去干这个事情。嗯，可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既然挑开了这种传说，我在圈子里听说过很多次。嗯嗯。那么这个听上去好像对人家陈凯歌很不善意啊，我必须这样说。像我们做这个新闻新闻训练的这个人，我觉得那没有事实根据啊。 那《霸王别姬》肯定就是人家的作品，而且我一向这么看啊，《霸王别姬》这个作品可以讨论啊，对对对，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一个导演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我认为够了，我永远尊敬他。电影史上有名的就这个啊，哎，但我先说了这个呢，我就再说啊，艺术家当中啊，也有一个很可唏嘘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说呢？嗯，你知道吗？因为啊。 这就说了，起落大是吧？我前不久在这个飞机上看了一段这个搜索， <laughs> 当然飞机可能是观影条件不太好，或者是说我的水平也在逐年下降，对吧？但不能不能理解啊。可是我的确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无极啊，从这个赵氏孤儿啊，呃，一直到搜索啊，我觉得表现出来的功力和水准，我个人感觉我水平低啊。 我个人感觉那不是《霸王别姬》的水准。为什么一个同一个导演啊出现这样大的落差？后来我在文学史上看呢，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突然间就会你写小说，你写得非常好吧，但是也会出来一特臭的。这这但是你这，我请你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嗯，你你你说的这后边这几部还，它当中还有一部是拍那个梅兰芳的。 哎，对，你看了吗？你认为那我那我认为是半好半坏。哎，对，我就要说呢，他就高出了那么一些，你不觉得吗？还是有点。而且有些作家呢，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听王蒙老师说的，说就是说他亲耳听的曹禺说过，就说他写《雷雨》的时候那么年轻，一个经典出来，后来当然又有《日出》什么的。可是后来就是基本上四九年以后吧，他就写不出来了。 怎么写就是苦逼啊？怎么他就是就是后来他自己亲亲口好像说我就真的是枯竭了，有这样的事情的，也不是说你不能说那个雷雨不是他写的，那真的就是他写的，没他爸知道。曹禺的情况又又有点不同。曹禺当初雷雨是他在南开，他为了追那个校花，所以他写的那个雷雨，他为追那个女生让他主演。接下来日出，其实他最好的是北京人，那个原野那几部都很好。 曹禺的问题是他过了那个年份以后，到三十岁以后啊，他就没好戏了。他一直解放以后，他一直检查自己思想，他把《雷雨》《日出》改来改去，改成地下党。后来连周总理都劝了，别改，还是原来那个好。到杜婉香啊，到文革的时候，那个那个那个真是。所以这种这种艺术家呢，是他在早期的时候一个高峰，对，后来一辈子都不能再达到这个高峰。而有另一种是相反，我比如说你说冯小刚，我认为他就有点相反。 哎，他起步的时候，大家老觉得，哎，你就拍个搞乐。其实一开始一开始就是最好的代表作的情况很多的。这鲁迅一开始《狂人日记》就是他最好的。嗯。郁达夫一开始的《沉沦》也是他最最差不多最有代表性的。嗯嗯。有些呢是走很多弯路摸索出一个代表作，像沈从文跟那个老舍，都是到了中期有一个非常好，但后来呢，渐渐变。老舍是一直有好。 陈凯歌的情况呢？其实他，我觉得他还是有点错落。他真的是我我自己认为是两个杰作，一个是《黄土地》，一个是《霸王别姬》。我个人觉得那个《赵氏孤儿》跟那个那个梅兰芳啊，是不是梅兰芳啊？嗯，哎，我觉得都还中规中矩。只是这个潮流变得很厉害，所以他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那个写实主义的那个那个拍法。但是他有两部戏，我真是觉得大出意外。一部就是《边走边唱》。 改史铁生的一个小说《命若琴弦》，那个就拍的不知所以。另外一部就《无极》，我我也这个这不好意思啊，我就讲了他好多次。我说在这个 <laughs> 《无极》拍过以后，人家大家就无所不及了， <laughs> 是吧？起来起来，去广告去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我觉得真是，我就特别心疼，不是不是，现在就是我尊重艺术家，艺术之难，这个之难，你知道。 我认为周星驰也算艺术家，你比如周星驰，我们多喜欢他啊！现在这个《西游》这个降魔票房也那么样的高，可是你知道周星驰他这票房说是啊，江郎才尽呐，嗯，江郎才尽呐，想不出来啊，嗯，的确我们也会看到啊，是我就说这老招啊还能让观众喜欢，但是毕竟你也会看到他还是那些，他那个票房惯性这次也很高啊。 那个他那个西游啊，他们说没什么新意，可是这次票房也跟泰囧一样啊。对呀，对呀，就有很多原因，所以我就说。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能够看到艺术家的困境。没错。其实艺术家无往不在困境之中。他这这这怎么来新的？那每寸要他原创，我们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评论几句、评点看出人家毛病来，非常容易，对不对？那做那个事情的人，我就听他们说说这个疯狂的石头那时候不是也是爆出一个黑马创新高，然后说后来一批人想跟，包括这个宁浩本人可能，就就抓头发抓脑袋，怎么能再出新？ 呃，太难了。再出一个新的喜喜剧片，就这所以他们说，艺术跟爱情一样，你很难重复。你轰轰烈烈一次，但是艺术家又偏偏是老是要更好。今天我们讨论电影还有个意义，你知道？今年哈，有个一个很转折性的，中国成为世界大第二大票房市场，嗯，超过日本。呃，现在全世界三百多亿美金，美国还是一百多亿，中国今年是二十七亿美金，日本是二十四亿。 就是也是第二位了，当然离美国的还还差很远，所以这个票房将来，而且中国这个趋势又在不断的下，再过几年中国真的又是又是个非常大的个票房市场。有一个不同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毫无例外，他们都受到这个票房的影响，你可以看得出来。真是，他们不是在完全不考虑票房，包括冯小刚，包括陈凯歌，对不对？包括虑壮，太当他们而且脑子里分分钟又要看那个那个徐峥，又要看李安。嗯。你看，在他们来策划每一波片的时候，他不像就是有有的国家有一批导演，他不管这些，我只拍那些戏。 我们国家的东西就是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票房市场，所以看他们怎么评价。中国的观众也，所以这次归根结底，《泰囧》跟《一九四二》怎么评价？我觉得，所以所以我觉得，会不会中国有些个艺术家呀，或者说导演呐，他的这个胸怀啊，他的这个追求啊，属于霸道，不属于王道。嗯。他追求的是啊，好家伙，就是什么我都我明白了，什么我都牛。王道就是高度。 霸道就是份额， <laughs> 就是我这个份额要到， <laughs> 对不对？哪儿哪儿哪儿，票房老大，艺术老大，是吧？得奖老大，领导老大，世界老大。对，他要他要当秦始皇。对，以前都是就青史留名就够了，但实际上那时候呢，青史留名。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现在不行，又要青史留名，还要打河南。